自从我知道关于自己母亲的一切都是老陆胡编乱造的之后，对母亲的印象就变得混乱又模糊。即使从战路那儿看见了真容，也很难把她和自己联系在一起。可是，静恒就像一把通往未知过去的钥匙，透过他的只言片语，那个陌生的活在图片里的女人，在我心里有了实体。 终于完工了，战卢，软件程序怎么样了？已经按您的要求安装完成了。滑梯的硬度、坡度以及光滑度均可调整。好，我先试试。不错，儿子一定会喜欢的。嗯，不过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，是缺少音乐吗？ 是否要把您喝醉时创作的曲目加到程序中？哎，别别别别别，那还不把孩子给吓着了？哎，有了，来，站卢，你给我录制一段视频，站在滑梯出口这儿，然后做成立体投影。好的，您可以开始了。嗯，好了，好。 <laughs> 你有点超速了，宝贝儿。嗯嗯，再录一遍。 顺心文化出品，《晋江文学城 p r i s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三期。 这就是我，陆将军的家。是的，总长，陆信将军去世以后，他的府邸就被封存归了军委。一般来说会拆除重建，分配给其他人。但是沃尔夫没让动，之前一直封锁撂荒。后来陆信将军平反，联盟重新夺回了沃托，应该是把这里重新修缮过了。您看，还有保安机器人在巡逻。 看来这地方现在应该改造成对公众开放的纪念馆了，门口有个入门登记处。于情于理，我是不想买门票的。想不到，兜兜转转几十年，穿过八个星系，又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。我把安保机器人休眠了，战鲁，你来接管院里的监控吧。好的。可以了。 啊啊！算起来，陆碧清有多大年纪，我就离开这儿有多久了吧？这里，零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门厅。阿姨，你妈妈每次都会坐在那里，一边泡茶看书，一边等我回来。 不管几点，有一次很晚了，我提前打过招呼，叫他不用等。没想到回来的时候，这里还是亮着灯。他睡衣外面披着外套，坐在桌旁，一边等我，一边写教案。他是个很温柔的人吗？很温柔，但个性很强，话都在上课的时候说了。 平时就显得很沉默。他是个星际通讯理论的专家，你看过他的论文吗？ <laughs> 没有。老陆啊，大概从没弄清楚我母亲到底是研究什么的，只会说就那些太空设备什么的吧。倒是成功把我误导到了机甲设计的大坑里。这里是书房。 基本上都是你妈妈在用，啊，你应该看看她的论文，特别是反驳一些同行谬误的文章，用词很犀利。你妈妈很少发脾气，但就是时刻给人一种，因为你大脑发育不良，所以关爱智障，不想和你一般见识的感觉。很难想象还有人能用这种态度对待不可一世的灵。那被关爱的智障。 似乎就只有路。李福来，有点眼力劲儿好不好？哦，明白。 <clears throat> 我要去上个厕所，你们是不是也去啊？我不去，我也不。喂，给统帅和总长腾个二人空间。哎呀，我有想去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突然，那我去厕所转转。走走走，走走走。 这里是会客厅，后面有客房。院里那些植被造型是陆星自由发挥的，他不喜欢让自己家的院子千篇一律。好像劳拉博士的留言里也用大猩猩称呼过陆将军，还有战卢的麻辣兔头哥。 <laughs> 明明是我好奇林从小长大的地方，自己提出要来看看的，可为什么所有的话都卡在了喉咙？ 甚至问不出一句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再往里面的房间都用玻璃门隔开了，是不对游客开放的内宅吗？已经为您打开了，陆校长。哈，谢谢。怎么了，林？这些陈设都和当年一样，有些记忆尘封了太久，突然一下打开。 还有点不适应。是啊，记忆是要用来温习的，不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。没事，走吧。灵故地重游，自然是百感交集，可我又该如何面对眼前的这一切呢？ <sighs> 没来的时候好奇，真的来了，却又无法接受和融入。 是因为我没有灵那些记忆，所以无法共情吗？还是因为这个地方、这些人是联盟的一部分，是我厌恶的联盟的一部分？ <sighs> 这院子里的树冠修的非常先锋艺术啊！你站在我这个角度看。 哦，原来是修成了字母的造型啊！鹿和什么之家？穆勒，穆勒的首字母。你妈妈，她姓穆勒。鹿和穆勒之家，林将军和工程师林立一的家。林看到那块牌子的时候。 我很高兴，你没有继承他的审美。 <laughs> 对第八星系来说，他是陆信将军，是自由宣言，是精神领袖。可直到此刻站在这里，我才知道，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我不到十岁的时候被他接走，第一次来这里，跟陆星也不熟。 心里很茫然，也很抗拒，被他拉着走，一直低着头，走到这里，发现地板上有一个小鬼脸，居然还在。这砖好像是特制的，跟整个建筑的风格也完全不搭。是啊，我吓了一跳，抬头看陆信，他就冲我做了一个一样的鬼脸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 这间房间我还是挺熟悉的，在你少年时的视频里看到过很多次，印象深刻。这架钢琴是谁的？他们谁喜欢乐器？谁也不喜欢，买来就没人弹过。那是给我的。林弹钢琴， <laughs> 这种画面实在想不出来。 联盟的儿童大约在六到十岁之间分几段接受初等教育，之后可以有几年的时间体验各种专业，然后在十到二十岁中间确定自己未来的方向。陆信把我领走的时候，我正好刚结束初等教育，他就异想天开的给我设计过很多种未来。这都不算什么，还有更离谱的。我以为他会把你往乌兰学院培养，没有。 除了送过我一个玩具一样的仿真机甲，他没有推荐过乌兰学院，是我背着他自己报名的。他从沃尔夫手里接走那个敏感的小男孩时，从未想过让他承担什么。他是联盟上将，也是一个只想让孩子无忧无虑长大的父亲。那是陆心的座位，啊，那个男人沙发。 哦，有客人的时候，他就人模狗样的坐在那儿；客人走了，他就把脚翘起来，搭在旁边桌子上，脚还要乱晃，坐没坐相。沙发和桌子都还在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不用你当榜样，我允许你放松。你还能回来吗？ 在身边，因为你妈妈学术交流活动很多，经常出差，怕家里没人照顾我。其实没必要，那时候我不小了，基本能自理。再说有电子管家，又有伊甸园，我自己在家也没什么，不一定需要人照顾。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把全世界的感情掰开揉碎的喂给你，都怕你不张嘴。 可陆信就跟回家有瘾一样，但凡有点时间，哪怕只够回来睡一觉，也要回家。那么大的联盟，好像只有家里的床，他才能睡得踏实，别的地方都只能算凑合。这楼梯我见过，他送你仿真机甲的那段视频，录像的人就是从这里一路跑上去的。路他和我差不多高吗？嗯，没什么。 录像里的视角和我现在的视角完全一样，就好像我是在故地重游。一般人家的楼梯墙壁上会挂装饰画，但陆星喜欢挂照片，有家人、朋友、战友。这张照片是……嗯，是杜月英，年轻一点的。没想到。 在第一星系还能再见到他，老陆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你说，如果当初我没有流浪到第八星系，而是在他身边，他也会像你一样对我那么好吗？陆信当年从天而降，给整个第八星系点燃了一团篝火。当年独眼鹰和爱德华总长他们对他的感情是别人很难体会的。 他让他们觉得，联盟没有抛弃第八星系吗？在第八星系眼里，陆星就是联盟，就是自由宣言，是自由宣言把他们拉出了彩虹病毒的深渊，打败了凯莱亲王的暴政。陆星第一次让他们觉得自己，还能有另一种活法，还是个人。联盟自毁长城啊！联盟一再让第八星系失望，陆星曾经点燃的篝火化成了灰烬。 第二次点着了那团火的人是你，我吗？两位老陆，我可是个想铲掉自由宣言的逆子啊！他应该会为你骄傲，哪怕你不认他。如果不是老波斯猫走得太仓促，其实应该是他把陆星介绍给你。要真是那样，大概你接受起来也会比较容易。 你们二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天塌下来也能一边一个替我扛住，什么都不告诉我。怎么，老陆，结果牛皮吹漏了吧？是我们错了，别，晚了，我，我们只是道歉有什么用？ 补偿呢？你还记得当年你动身去第七星系，走之前自己答应过我什么吗？什么？你说你多久不回家就要任我摆布多久，我想让你怎么样你就得怎么样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不说你不提，怎么？统帅，你想赖账吗？那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说的。 我什么时候答应了？哼！这阁楼的装饰风格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啊。这阁楼是他亲自设计的，我记得。这里，这个暗门里有个滑梯，可以从阁楼一直滑到一楼。这是？这是给当时没出生的你准备的。这是他最得意的设计。 做完，自己高兴的来回滑了好几次。这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曾经像等待节日一样，期盼你的出生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 <laughs> 不用了吧？为什么？我可没办法接受自己一个成年人坐滑梯，太幼稚了。你是没法接受坐滑梯，还是没法接受？嗯？你想说什么？ 没法接受这个父亲，还是没法接受这个联盟。啊，没什么，我先下去转转，你可以远路返回。远路返回？如果还有原路，应该也不会走到这里了吧？陆校长，陆星将军还为您录制了一些东西，需要乘坐滑梯才可以解锁。哟，人肉滑动解锁？啊 这种方式倒是新奇，嗯，试试就试试吧。怎么有一股橘子味儿啊？战卢，滑梯里的喷雾会自动选择您最喜欢的气味，但它不认识您。方才读取失败，是我重新加载了资料。 <laughs> 你有点超速了，宝贝儿。 我好像真的碰到了他的手。那是微电流制造的触觉错觉。考虑到您年幼时或许会控制不住速度，摔下来容易受到惊吓，他制作了一个虚拟人像，这样即使他不在家，您也可以第一时间握住自己父亲的手。 <laughs> 他不动了吗？这只是一段事先录好的投影，就像开机画面一样。陆校长，他并不是人工智能。 不过预设的动作还有一个，您可以试试握住他的手。算了算了，太肉麻了。他怎么还在看我？当年他说您一定会喜欢这个话题的，而且那个预设动作他设计的非常用心。唉，好吧，不就是握个手？ 老爸在有什么可怕的？老爸，他怎么不见了？投影的设置是走到暗房门口就结束了。 等了很久吗？没有很久。那个话题你喜欢吗？他说我会喜欢，你也问我喜不喜欢。果然，我在出生前就认识你了。喜欢，那就好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应该会很高兴的。如果可以原路返回的话。 他应该会是个好父亲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应该也告诉你。当年我从乌兰学院毕业的那天，兰斯博士把一份高度机密的太空视频寄给我，里边记录的是露星从玫瑰之星离开的那夜。联盟军下令用叠加粒子炮攻击他的机甲，但是当时执行命令的人犯了个非常低级的错误。 他把陆星机甲的动力加速度值填错了，在当时那个角度和速度下，粒子炮应该正好会把陆星的机甲错过去。也许是冥冥中，某个不知名的神，仍然不想放弃，想要最后保护他一次。也许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神，是执行命令的士兵出于隐秘的仰慕故意放水。总而言之。 他本不该死，可就在粒子炮发射后，他的机甲却突然制动，径直撞上了三枚导弹。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？后来，陆行的副官公开自杀。当年随陆行出逃的人都有谁？联盟不知道，但出逃名单附在视频后面的加密文件里，我月后销毁。 然后用了三十年，把名单上的人悄无声息的安排到其他星系，避免他们被发现灭口。我一直想不通，兰斯博士大可以只把名单交给我，为什么还要给我看那段视频？当我找到机会去询问兰斯博士的时候，他却因病入院，不久就寿终正寝了。总长，统帅，怎么了？ 我送传信，自由军团突然在各大星系发动了攻击，隐藏在普通人里的芯片人达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。他们这一次没有通过太空军，直接在各大星系挟持了政府和重要机构。我也收到消息了，消息渠道是什么？来自白银三当年在各大星系放下的秘密通讯端口。就目前得到的消息，第二星系首都星已经凶多吉少。他们选择在第二星系动手，为什么？有什么战略目的吗？不，也可能是第二星系离得最近。 其他星系的信息还没来得及传到，秘密端口比远程端口的速度慢得多。从第二星系过来，至少要十个小时。选择秘密端口只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星系内的远程通讯通道都被屏蔽了。正在沃头的第二星系中央军恐怕都没有收到消息。那岂不是一夜之间，整个联盟都会变成芯片帝国？没有谁能拦得住他们了。主人。 除了第一星系和第八星系，所有地方的芯片使用量都在以指数级增长。主任，联盟议会大国开放了，沃尔夫葬礼的贵宾要入场了是吗？联系王艾伦，告诉他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是。 进场了，哼！第二星系，给老元帅送行。郑司令先请，郑将军，你说什么？谁联系我？郑将军，您啊，没事。 我要先回机甲车处理一些事情。将军，通讯已接通，是我，老张。林林敬恒，你你不是在第八星系吗？第八星系不是封闭了吗？第二星系的远程通讯是否已经被屏蔽？嗯，将军还有信号，第二星系的网络时间也很准。第二星系首都星。 现在应该是上午了，你收到头条新闻推送了吗？啊，我没有。蠢货，谁屏蔽你的通讯会被你察觉出没信号？给我联系第二星系中央指挥部。是，来不及了。第二星系首都星很可能已经被自由军团的芯片人占领了。同样的芯片人，我都不知有多少。你们掉进别人的圈套里了，还不赶快撤？ 警叔，可能暴露了，提前动手。快跑！芯片人中计了，大家快撤！ <laughs> 救命啊！妈的，这些芯片人打不死啊！先上机甲车，都把机甲车的防护罩拆下来，把官兵们往后撤。警叔，这样下去不行。 你那几位芯片人再厉害，也不可能穿过千军万马秦王。真让他们撤回太空，我们就完了。别急啊，艾伦叔叔，增援马上就到。你还有增援？他从哪儿弄的这么多机甲车？这个疯子真不能留。海盗嘛，利用一下就算了，不能长久合作。 秘秘书长是是海盗吗？天哪，沃托怎么会有海盗？沃托守卫军到底干什么吃的？先是让中央军强行降落，现在海盗快冲进议会大楼了，他们都不知道。难道我们要再一次撤往天使城要塞吗？去中央军！幸亏中央军在。海盗到底有多少人？中央军抵挡得住。诸位，稍安勿躁，不用担心。我已经在天亮之前通知了沃托周围各军事要塞的联盟军。 他们很快就能赶到，到时候，无论是中央军还是海盗，全都不是问题。我军向来所向披靡，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。哈哈哈！哈我军已抵达沃托的大气层，还是秘书长靠得住啊！把我当成看门狗的中央军，不自量力的林景树，都注定是我的垫脚石。 哎，保安卫队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们得救了。你们来的太慢了。是的，秘书长。嗯，嗯，秘书长小心。来人，来人，救命啊！芯片人，你们怎么混进来的？你们，林静书，你从头到尾都是在利用我。 <laughs> 惊喜到了，艾伦叔叔。 主人，您果然料事如神。中央军的太空部队和王爱伦找来的联盟军套山打起来。沃尔夫爷爷，我曾经期望过你会出面把我从管委会接走，你没有。哈登博士，我曾经希望你会带我离开，你也没有。金恒啊。 我把最后剩的一点感情小心的寄存在你身上，总该保险了吧？可是，你也不要。命运从没垂青过我，那我只能自己去征服命运了。 <laughs> 我觉得今天应该下雨。明白，我立刻通知他们调整天气。 <laughs> <laughs> 通知重甲部队向第一星系进发。是，主人。陆信，大概是个天生的守护者，在风口浪尖上把一切都一肩挑了。家也建在联盟的中央区，他像热爱自己的家一样。 热爱联盟，不像我，被动的被责任压在身上，几经周折，才找到和世界相处的正确姿势。